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三十一课，重点语句是。もう歳ですよ。已经八十二岁了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。上一次，安娜在富士山拍完照片后，就和小英一起来到了住在静冈市的小英的奶奶家。小英的奶奶侍弄着自家院子里的菜园，自得其乐的安度着晚年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听第三十一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。もう八十二歳ですよ。 已经八十二岁了。おばあさん、お元気ですね。もう八十二歳ですよ。さあ、お茶をどうぞ。わあ、綺麗な緑色。香りもいいです。 我来讲解一下，安娜对小英的奶奶说：“おばあさん、お元気ですね。”奶奶，您身体真好啊！おばあさん是奶奶或姥姥、外婆的意思，有时候也指老奶奶、爷爷、姥爷、外公、老爷爷。是おじいさん、お元気是在形容词元気。 精力充沛、身体结实的前面加上了表示尊敬的，哦，ね，是表示感动的助词。在日本，经常能看见精力充沛、身子骨很硬朗的老人。对，小英的奶奶回答说：“もう八十二歳ですよ。”已经八十二岁了。もう是已经。八十二是八十二，歳是岁。 接在数字后面表示年龄，八十二用日语说就是先说哈基 j u 八十，然后再说你二，所以是哈基 j j u ni。对，两位数的数字要先说十位数，然后再说个位数。例如二十五的说法是二十 n i j 加上五，五，也就是。 二十不过，有关年龄的说法，有些数字的读音有时候会发生变化。一岁，一歳；八岁，八歳；十岁，十歳；二十岁，二十歳。询问年龄的时候，应该怎么问才好呢？可以说，おいくつですか？您多大了？ 不过，在日本直接向女性询问年龄是不礼貌的，这一点还请大家注意。奶奶给他们沏了茶。さあ、お茶をどうぞ。来，请喝茶。さあ，表示催促，在这里就是“来”的意思。お茶是茶，在茶前面加上了“哦是一种郑重说法。诶 刚才是在形容词 genki 的前面加上了 o，对，o 也可以加在名词前面，使之变成郑重的说法。我们接着来看对话，o 加后面的 o 是表示对象的助词，どうぞ是请的意思。静冈是著名的茶叶产地，奶奶沏的茶一定很好喝。嗯，接下来呢，安娜说，哇。 綺麗な緑色，哇，好漂亮的绿色，哇，是哇，美丽的，是在那形容词，漂亮后面加上了那修饰名词的时候，美丽要变成美丽的，对吧？对，绿色在绿后面加上了颜色的色，色。 在日本，说到茶，一般指绿茶（绿茶）。对了，能不能再介绍一下其他颜色的说法呢？好，红色是赤，蓝色是青，黄色是黄。香りもいいです。而且香气扑鼻。香り是香味儿。も是也。いい是好。This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。 好，明白了意思之后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三十一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：もう八十二歳ですよ。已经八十二岁了。おばあさん、お元気ですね。もう八十二歳ですよ。さ、お茶をどうぞ。 哇，美丽呢，绿色，香，味也很好。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康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今天在说到茶的时候，用了我家这个说法，前面的“哦”是表示郑重语气的。 不管什么样的单词，只要前边加上了 “o”，就可以变成郑重说法吗？嗯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还是请教一下德勇老师。德勇老师说，在向听者或话题中涉及的人表示敬意时，可以在与其相关的名词或形容词前面加上 “o” 或 “go”。 例如，仕事工作变成お仕事元気，精力充沛、身体健康变成お元気家族家人变成ご家族。另外，为了使语气变得郑重，有时候也在名词前面加上お或者ご。有些名词通常说的时候要在前面加上お或者ご。 例如，这一刻出现的“我家”茶，还有“乌巴桑”奶奶等，都属于这一类。不过，也有一些名词不能在前面加上 “o” 或者 “go”，例如 “camera” 照相机等外来语就不加 “o” 或者 “go”。那么，怎样来区分使用 “o” 和 “go” 呢？“go” 加在从中国传来的名词的前面。 除此以外的名词前面加 o，不过要辨别哪个名词是从中国传来的，哪个不是，这还有一定的难度。所以呢，请大家在遇到前面加了 o 或者 go 的名词时，就一一的把它们记住。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身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这是喝东西的声音吧？对，用日语说的话呢是 “goku g o k u 是咕咚咕咚喝东西的声音。如果是大口大口的喝呢，可以这样说 “gabu 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和 “gabu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：“edo 奶奶沏的茶真好喝。我开始觉得不加糖的绿茶也挺好喝的。” 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三十一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もう八十二歳ですよ，已经八十二岁了。下节课继续给您介绍安娜他们在小英奶奶家的对话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